第六十五集，青春期到来的时候，他也会看那些存在网盘里的电影。手误打开同性电影时，会下意识的感到生理不适。翻开杂志的第一眼，目光首先会落到差异的女人脸上，而对那些肌肉线条漂亮的男人视而不见。他回忆起刚刚认识林和熙的那段时间，从最初误会和流言导致的反感与厌恶。 到后来，偶有生出的心软与五味杂陈。从最初厌烦与林和熙频繁出现在自己视野内，到后来目光时常久久停留在对方那张脸上。一开始分明是极度排斥林和熙与自己的任何肢体接触，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已经能够做到容忍，甚至是可怕的习以为常。再到后来的角色互换。 他反而成了主动去触碰对方身体的那个人。等到他猛然惊醒时，似乎早已深陷其中，无法抽身而退。从小到大，他都不是会逃避的人，却需要时间来给自己一个答案，也给他与林和熙的关系一个答案。尤崇带上压在茶几里的话去见那个女孩。 几个小时前在课上调成静音模式的手机忘了恢复过来，直接导致他错过了林和熙打来的微信语音。他与那个女孩坐在大学城的奶茶店里，仅仅是一杯奶茶的时间，尤虫就清晰的意识到，对面坐的是旁人，与对面坐的是林和熙，二者之间带给他的巨大落差与不同，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女孩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 而是在与对方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，林和希虽然没有出现，却像是无处不在。对方像是时刻存在于他呼吸的空气里。女孩向他介绍店里最好喝的奶茶口味，会让他想起那天在学校后街的夜宵店里，林和希毫无预兆地打电话过来，在电话里告诉他甜品店里的芒果黑糯米有多么好吃。 偶尔有发色偏近茶棕色的高个子男生从窗外、路边走过，他也会下意识的偏过脸，头去一瞥。女孩那张妆容精致的脸落入眼里，他的脑中浮现出来的却只有十几个小时前，林和熙穿着他的外套站在他面前，双手扶在他肩头，垂着脸，闭着眼睛，任由他亲吻的模样。指腹不着痕迹的摩挲过唇角。 尤虫抬起眼眸，看向坐在对面的人：“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”女孩面容一僵。尤虫道：“如果那天在树木园里，我收下你的画这件事，让你对我有所误会，我很抱歉。”他从包里拿出那张被林和熙上过色的画，推到她面前：“同样很抱歉，在你的画上做了二次改动。如果你需要的话。” 我可以给出任何赔偿。看清他递过来的那张画，女孩顿时失语。良久以后，她才失望的喃喃：“我我不需要任何赔偿，你的赔偿不应该给我。”他长长吐出一口气来，嗓音很轻：“啊，我才是应该向你道歉的。其实我撒谎了。” 这幅画不是我画的。他从桌前站起来，离开前最后道：“虽说东西物归原主比较好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主人是谁。既然画上画的人是你，你还是留着吧。”对方走了以后，尤虫仍是坐在桌前没有动。他拿回那张画，仔细打量片刻，冷不丁的回想起来，那天在树木园的翡翠湖边。 他把这张画拿到林和熙面前，对方提及他是说的那些话，在联想至林和熙那天上色时歪打误撞的情况，尤虫心中生出几分异样来，他隐隐起了几分怀疑，却也没有确切的证据，索性决定收到林和熙的画后再下定论。思及那张画，尤虫才想起来，林和熙似乎说过下午会来给他送画。 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才发现有一个来自对方的未接语音。尤虫想要拨回去，夏成风的电话却先一步打了过来。他接起电话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夏成风道：“你猜我在我们院团委的宣传部看见谁了？”尤虫没兴趣挨个来猜，故意取笑他道：“方清宁夏成风登时沉默下来。 在出生的时候，隐约有几分咬牙切齿。尤虫，你还是不要说话比较好。尤虫笑了起来。 <laughs>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周轩说你最近在倒追他。夏乘风轻叹一口气，承认道：“是。”尤虫不再多问，言归正传：“你找我什么事？” 夏成风也不再卖关子。我在团委宣传部这里看到林和熙了。尤崇面露诧异，他怎么在那里？说实在的，我也有点惊讶。夏成风简单解释清楚。最近我们院联合大学城其他几所学校弄了个绘画比赛，他是来报名投稿的。昨天下午在大学城见过比赛的宣传单。 尤崇依旧有印象，他交了作品，交了。夏乘风回想一秒，语气意外：“你还真别说，画的不比我们院里大三的学生差。”尤崇轻轻蹙眉，欲要问对方林和熙哪来的作品，又目的顿住。比赛的宣传单林和熙也是昨天下午才看到的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应该交不出新作品。 但是撇开新作品不说，林和熙手上的确有一张已经完成的画。对方一声招呼不打，就把那张要送给他的话拿去参赛了。推测出这个结果，尤虫忍不住黑下脸来，挂掉夏成峰的电话。他从联系人里翻出林和熙的号码拨过去，丝毫不知夏成峰在宣传部看到了自己。林和熙交完作品以后，也没了再继续去上课的心思。 转头就回了学校外的出租房里。回去以后没多久，尤虫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林和熙面色如常的接起电话，却没有主动开口说话。隔着电话，并未注意到他的异常。尤虫的语气听上去不怎么愉快。林和熙，你把药送给我的话拿去参加比赛了？惊讶于他的消息这样灵通。 转念想到方清宁发来的那张照片，林和熙心中没有丝毫愧疚，极为简短的嗯了一声。听见他敷衍的回答，尤崇愈发不高兴。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解释的？林和熙语气平常。我为什么要对你解释？尤虫的嗓音低沉而好听，犹如贴在他的耳边响起。不是说好今天要拿来送给我的吗？ 林和熙微微愣住，拼命压下心底莫名升起的异样情绪。我不想送了。尤崇拧起眉来，显然对他的答案并不满意。为什么不想送了？林和熙沉默一秒，很快回过神来，声音里染上淡淡的漫不经心。不想送就是不想送了，哪里还需要什么理由？尤崇脸色有些难看。那么昨天晚上的事呢？ 昨天晚上，在海边的那个，林和熙的话比他更快的说出口。你不是直男吗？尤虫神色微顿。你是直男，应该比我更加清楚，昨天晚上发生过的事情要怎么处理。电话中林和熙的声音清晰而平稳。你大概不想被你未来的女朋友知道，你和男人接过吻，而我也不想被我未来的男朋友知道。 所以这件事儿，我们就当做没有发生过。尤冲人未说话，眉间先有韵色浮现，一字一顿的反问他：“当做没发生过？”林和西答：“当做没发生过。”电话这头陡然陷入沉寂。 <sighs> “当做没发生过是吧？”一秒以后，像是被他的话气得不轻。 尤虫终于怒火中烧的开口：“既然你想这样，那就当做没发生过好了。”